课文二，在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请问周明在吗？周经理出去了，不在办公室。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回来？他出去办事了，下午回来。回来了就让他给我打个电话。好的，他到了办公室，我就告诉他。 生词：太太、秘书、经理、办公室、专有名词、周，周明。